下班就唱不啰嗦。紧接着上回往下说，吓得杨柳往后退。又听见二娘把话说：“呀，王家兄弟说的对，我可没生气。公事在身干的么呀，呃，要搜店，你们只管搜，看见武松只管的捉。谢大嫂，不用谢。”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开店的人呐，混个清白名声可不大容易。你们这一搜，知道的说不出别的来，不知道的过路客人还不知道传些什么。因此让俺不能白搜，咱得立个规矩。呃，什么规矩啊？店里要搜出吴老二，摆上酒席我请客；店里要搜不出吴老二，说不着没人没留下一只脚。哎啊，受不了！我说哥。 怎么着，兄弟，他要卖蹄子，你少废话。呃，各位请吧，啊，就走，谁敢进呢？杨柳一边把牙咬活活上了，倒看这个女人有多恶。 他一拽地包进了店，马子武提着个砍刀后跟着。二娘说：“哟，店小啊，各个房门都开开，准备着，茶点把人捉了。”我说：“小李，大锅里你把那个水烧开，预备着一会儿好烫脚，多添水哈，人多脚多脚。” 哎，二奶奶，你放心吧。哎，热闹喽！这个杨柳下的打寒战。我娘哎，这个女人真要下家伙，众差役哗哗啦啦搜了一遍，哎，连个人影没见着。杨柳冲地保一皱嘴，意思是前院没有，往后挪。孙二娘近前用手指点下，哎，什么事啊，张大嫂？后院是奶奶的内宅。 你家的内宅住外客吗？啊，不不，张大嫂，大小角落都看看，大家回府也好说呀。一来是弟兄们好交差，二一来也给大嫂你解脱。二娘气得咬牙根儿，这个老爱叨的怪会说呢。人家都说我最巧他比我还能扯。啊，这么说后院也得搜，哎，不是搜，随便看看。有句俗话，应付官差嘛。二娘说，那好吧。 里外的电箱准备好，我说姐夫个三儿，你关上店门，落上锁。只听见后边有动静，说我说咋着就咋着。耶，我说杨头，什么事老弟宝？你听见了吗？要麻烦？没啥，咱又不是贼，你别吃定心丸了。你个刀没刀在你身上。杨六啊，早知这事这么扎手，王八蛋才管这么多呢。事到如今也收不住场了，哎。 我把脚一跺，火上火了，怎样弄？他抖抖精神，壮壮胆，一步一步往前挪。后院里一拉溜，上房屋大间，东西厢房把门锁。东北角有一个月亮门，往后看，后边这个大院更宽绰。靠北墙一排刀枪架，十八般兵器上边搁，树上吊。 百十斤四个大沙袋，底下扔二百多斤的俩石锁，沙土地皮多么齐整，不用问，两口子就在这里练拳脚。杨六早已看明白了，后院里八十长并无藏人的窝，他退步转身一扭脸儿，看见了五间上房门闭着。 他跟地保一嘀咕，老地保只好对给二娘说：“我说张大嫂啊，上房屋里也看看吧。”二娘说：“我先踹你一顿脚，哎，你怎么踹我？奶奶的内室能有外人吗？” 我看你瞎活五十多，嫁这个地堡不言语了。那个娘们进前把一坐，我说张大嫂那凶犯杜坚扶的都敢进，还管什么内室与外舍呀？万一大嫂没留神，他跑到里边也难说。老家伙，大嫂。 孙二娘暗暗把牙咬，小王八羔子怪会说呢。五兄弟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而如今上房正睡着，我只想连呼带吓把这帮东西打发走，没想到竟是些年芋头外带洗膏药，他粘上了。好嘞，不怕死的只管进，实在不行啊，奶奶动手就干活儿。嗯，呀。 那就请吧，孙二娘，一个箭步，用脚尖点开门两扇，杨柳提刀往里摸。旁边紧跟着老地保众差役，我推你来，你让我进屋看。南北靠墙是箱子柜，冲门口是张八仙桌，台式椅子两边摆不少的瓷器，桌上搁。 里间看一张罗汉床，硬戳戳睡着个大汉一丈多，可就是放着帐子面朝里呀，是什么模样没看着？杨六心说：“不用问，呃，睡的是张青静斋罗。打进店来，呀，我还怪纳闷呢，怎么不见男掌柜的？哦，原来还睡着，不对呀，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起呀？小心。” 这个娘们儿心眼儿多，千琢磨万琢磨，不如一看最明白。我掀开帐子看看，他要掀帐子，那个杨柳摸到了床跟前呢，惊动了二娘也叉婆。马子武手中拿过了刀，一个枪步，把刀背压住杨柳，他这个脖儿。乖孩子，你要干什么呀？啊，我呃，我要看看那个看什么呀？ <laughs> 看那个床上是。 不是外人，是俺当家的。那那为什么这几天身子不舒服？好不容易才睡着，你要是把他惊醒了，掉了脑袋别恨我。没等杨柳打上话可了不得了。店门外来了张青、金解罗。他早不回来，晚不回来，他算赶到节骨眼上了。原来张青处理狮子坡。 顺着个通往孟州的大道去探听风声。他出来的时候啊，杨六正带着人在老地保家中，所以没碰上。等出了十字坡不远啊，远远的看见尘土飞扬，旗帆招展，一队人马是迎面而来。张青就是一愣，赶紧的闪到路旁的大树后仔细观看。认识，正是兵马副都监于文德，要马提刀，率兵而至。张青一下就明白了，坏了。 风声一露，宇文德带兵拿人来了。他一来可不好对付了，人马把狮子坡一围。 张青没敢走大路回家，绕了几个圈，拐了几个弯这才回到了店门口。他叫开门你倒看看店里有没有事儿啊？他也是个急劲儿啊，进门他就嚷上了：“我说家里的，呃，快着吧！宇文德打兵围了狮子坡，还多亏离着上房远呢，影影绰绰。刚听着，二娘气得一瞪眼，冲这个小五把嘴撅。马子五一看明白了，溜到了前院拦住了张青，把话说 是掌柜的，你别嚷了。二奶奶说你正睡着，怎么回事啊？小五说：“结巴子三，你给掌柜的开了门，你怎么没对掌柜的说呀？”那个结巴子三说：“我。” 我我嘴不不好使，还还还没等我说说出来呢他他就嚷出去了。我一急，个说说不出来了。你瞧这个村劲儿，怎么单叫你把门呢？小五把搜店之事讲一遍。我说掌柜的，先放子屋里去躲躲躲完了。杨柳是干什么的？当铺快都有四个特点：眼明手快，耳到灵，两腿倒比马能行啊。杨柳的心里全明白了。 哎，可听着只当没听着。他转过身来忙施礼啊，店大嫂，您老何必动肝火呀？我不知大哥身不爽，哎，怨我怨我都怨我。心暗想，床上准是吴老二了，我这就去找于文德。哎，抄你的店，拆你的窝，掀你的桌子，砸你的锅呀！ 我说：“店大嫂，大人不把小人怪，呃，耽误大嫂您干活了，俺再到别的店里去转转，来日登门把头磕。大嫂，俺告辞了，慢着，不送了。嘿，我琢磨着武松不会到这儿来，刚才是公事，没法子，您老别见怪。” 哟，你嘴上说的怪轻巧啊！奶奶，我不能白忙活，有言在先，别客气，没人没留下一只脚，哎，这人受不了。老弟，保金钱忙陪笑，我是张大嫂，就算把面子给了我了，改日弟兄们请客，对吧？杨柳啊啊，对对对，二娘想，我有心给他闹一场，怕只怕夜长梦也多。既然没守住兄弟。 余文德也是白忙活，想到此喊声：“快点滚，别在这里来气我！”杨六闻听不怠慢，他窜的比谁都利索。 系下杨柳去报信儿，咱再说二娘也差破，吩咐店小关上了门儿。子屋拽出来张青净街罗哟，你真是九尺多高的个傻大个呀！方才进门你咋呼的么呀？要是让他听出来，马上马就是个乱子窝。哎，听出来了吗？看样没有。 不过十差九化小心为妙。走，马儿力的上房去，帮我给兄弟去拾掇，咱给他换换行头，盖盖装，失不迟疑，快挪窝。张青说：“余文德兵马围的严呐，呃，要走也得太阳落，趁着天黑往外摸。”二娘闻听拍手笑：“放心吧。” 俺看这有巧琢磨，管保他大摇大摆街上走，也无人上前把他捉。两口子一边说着，来到了上房屋见了好汉吴二哥孙二娘，把方才经过说一遍。我说二兄弟，你火速离开狮子坡。武松道：“说不走了，我一走这乱子定是兄嫂恁担着，贪生怕死算什么英雄汉？挥刀比剑，活在世上休杀我，敢做敢。” 当氏好汉，我这就去找于文德，拼他一个算够本杀他两个我赚一个。纵然是搭上这条命，也不能连累兄嫂单方波。二娘闻听这番话，不由得心里暗琢磨：好一个性情刚直无老二，天底下这样的英雄不大多。怎奈是血气方刚、脾气犟啊，定然是前程之上多坎坷。 叭叭叭，呦呦呦，满心实话待会儿说。孙二娘没言语，打开了描金柜儿，许多的东西往外摸，取出来度牒、念珠和香烛，还有那佛像、僧衣带眼布，像在地下一伸手，取出来两把戒刀，光说说武松一见心纳闷啊，啊，嫂嫂这是在咋着？二娘说，两年前有一个高大僧人从此过，就最后他把那个实话说，他是 高俅所差，四处走，为那老贼王罗亲信四处奔波。嫂嫂，我上半夜里下的手，下半夜里他出的国哦。 把它卖了，二娘就说没剩下呀。这些东西都是从僧人身上得，我把它洗刷干净，收藏起。没想到，却给兄弟你用着了。到如今，你做下了惊天动地这一大事儿，必然是四处刮响把你捉。兄弟，你扮作出家人才能够平安取回陆大哥。武松说：“嫂嫂真有好主意，且待俺杀退官兵，再拾掇。” 兄弟，你只管坐下，快改办吧。退兵之事别挂着。那杨柳没有找到你，于文德，谅他也不敢轻易动干戈。你要不出去算没事你一露面犯大锅。孙二娘一把剪刀拿在手。 给武松摘下了络帽，剪头发，前边剪齐眉盖金印，后边配肩盖住了脖，牙发铜骨头上戴，上有四字一心念佛，懒不生衣多么可提黄帮的僧鞋正可绝两把戒刀腰中配脖子里挂上了念珠十八颗。你打扮起来再一看，乖乖，好一个金刚之身，无形者行者武松就由此得名。孙二娘拍手。 只叫好，见长青乐的直跳大拇哥。曾见过多少云游苦行僧？武兄弟，你算是天下第一大头陀。武松赶忙施下礼，多谢嫂嫂与大哥。二娘就说：“快摆酒。”酒才摆到了八仙桌，孙二娘端起一杯酒，双手递给吴二哥，兄弟。 今日敬你这碗酒，魏嫂有话对你说，嫂嫂有话请讲。兄弟，为英雄做好汉，切不可任这个性子图快活，出保安粮食正道，鲁莽拼命非豪杰。愿兄弟前程之上多珍重，做一番惊天动地、轰轰烈烈大事业。武松听罢手感动。 他双手忙把那个酒来接，多谢嫂嫂。他们三个正饮酒，可了不得了。寨门外来了于文德，大小的们快把典韦上，不准一人得逃脱。乖乖，叫把他三儿往里抱。我说，二二二二奶奶，来来来，了不得了，于文德要要闯咱的窝，哎。 二娘想，事到如今没办法了，再要不翻待如何？这个年头，家园虽好没久了，当家的马二林的吵家伙，孙二娘抄起了五谷托天叉，呃，张青就把那个棍来摸，两口子赶到了店门上，就听见外边人喊马叫，炸了锅。 肩扛门板咣当当响，怒恼了二娘夜叉婆，托天叉挑开了门上的栓，呼隆涌进来一大窝，为首的一人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噔，扑通，狗呛屎趴到了地平坡，二娘一看是杨六，行了，噗。 挺好，这个脑袋立了，不玩了。我娘哎，其余的吓得扭头跑，可了不得了。我老婆动了，真家伙！当兵的呼啦往旁山呐，闪出来大将于文德。孙二娘跳江出来没废话，托天叉直刺他的心口窝。张青举棍搂头砸，两口子大战于文德，战罢多时没胜败。店里边闹了好汉吴二哥，他拖吧拖吧卸了妆了，两口单刀手里握，打了个箭步往外。 窗，两口快刀似的破，三个人如同三只虎，倒叫余文好忙活。少一尺，满没躲开，扑哧哧，单刀削去了一只脚。余文德扔刀保安逃了命了。众官兵也吓得全都逃开了狮子坡。三位英雄哈哈笑，张家店放了一把火。二娘说：“兄弟，咱们再分手，一路同行是非多，前行途中多保重，二龙山上去会合，咱接下张。” 亲孙二娘代表好汉，吴二哥辞别兄嫂上了大道，前边才又出乱子。